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十七集。林清宵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打的毫无保留，招招致命。 洛寒和叶子楠躲在结界后，亲眼看着林青霄一剑横劈，后面的树林齐刷刷斩断，隔了一段时间才轰然栽倒。他剑尖所指的地方，无一处幸存，这才是真正的千里不留行。叶子楠近乎呆滞地看着眼前的战场，林青霄和林崇玉两人变招都快，下手都狠，可见新仇旧恨攒了不少。 叶子楠看了一会儿，悠悠道：“以前听人说龙族好战也能战，我一直觉得夸大。今天终于相信了，龙族只有同族打同族才叫打架，不然打其他任何人都是指导。”洛寒想到日后被打成筛子的六姐，跟着叶子楠一起叹气。他们俩正在叹气间，战局突变，林清霄破开了林崇玉的防线，剑尖一斩，狠狠。 劈向林重玉的手，对面云梦涵和素隐月失控尖叫，叶子楠也吓得稀里哗啦。天哪，他来真的！林青霄却是眼睛眨都不眨，一丝犹豫都没有的斩断了林重玉的右手，正是林重玉刚才挑开洛寒木犁的那一只。洛寒也缓缓的在心里道了声：“我操！” 断手之痛非比寻常，即便是龙这种身体强横的种族也不例外。林崇玉大概没有想到林清霄真敢下这么重的手，他吃痛坠落到地，云梦涵和素隐月都尖叫一声，飞快地朝林崇玉扑过去。林清霄紧随而上，剑直奔林崇玉脖颈而去。素隐月和云梦涵一起冲上去。 挡在林崇玉面前，视死如归的瞪着林青霄。一个是他表妹，一个是他师妹，林青霄能怎么办呢？林青霄看在素隐月和云梦涵的份上，最终缓慢的收回剑。林崇玉吃痛的撑起身子，断手处血汩汩而出，顷刻间就把雪地染红了。 林重玉盯着林青霄，眼神中的仇恨宛如淬了毒。林青霄，断手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林青霄只是轻轻嗤了一声：“林重玉，龙族的规矩历来是强者为尊，败者是没有资格喊冤的。何况你也不冤。” 林青霄的九霄剑已经收回鞘内，此刻他握着剑鞘，指向林崇玉，杀意分毫不减。今日你这只手，是为赔礼。林青霄说罢，转身踏着纷纷扬扬的白雪向洛寒走来。洛寒躲在结界后，看着白毛峰浩浩汤汤，将积雪旋着弯卷入天空，又随着天上大片的雪一起落下。 天地间，一切都蒙在苍茫的白中，唯独林青霄直着剑走来，身上磅礴的灵气将飞雪和飓风都阻挡在外，如一柄利剑般割裂混沌，天地独行。叶子楠悄悄拉洛寒的衣袖：“我有点害怕。”林青霄这个样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拔剑。 洛寒用力拐了叶子楠一胳膊肘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别说话，还能多活几年。”叶子楠乖乖闭嘴。新人都是怪物，打不起，他可以躲得起。林清霄走向他们，伸手一抬就解除了结界。他脸色看着还非常平静，仿佛刚才只是拔剑热身，顺便砍了个萝卜，不足一提。他衣服上也不染纤尘。 比天上的雪还要洁白。走吧，去西边。洛寒点头，跟在林清霄身后走。他走出去两步后，回头看，发现林重玉已经在两个妹妹的扶持下站起来，地上的断手不见了，想来是被人收起来了。仙族断手断脚不是什么大事回去后找找天灵地宝，还能续接起来。 只不过断手的痛没法避免，日后即便恢复如常，恐怕也不如原来。苏隐月哭得要晕过去，云梦涵更是立刻断了自己的几片叶子，用真身给林重玉止血。雪地上，林重玉的血已经结了冰，现在又滴上云梦涵的血，看着惊悚至极。云梦涵是天河边的紫绛仙草，后来生出灵智，化为人形。 她自愈能力极强，是不可多得的灵丹妙药。没被中山编为弟子之前，好几次险些被人抓走入药。也正是因为女主的自愈能力强这个特性，所以后续才会被挖心掏肾、堕胎流产。而且洛涵记得，因为女主神奇的内部愈合能力，她和林重玉之间有好几场血腥的床戏。 叶子楠轻轻唤了他一声，洛寒回神，发现林清霄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，正静静的等他。洛寒赶紧应声，快步追上来。经过男女主这个插曲后，接下来的路程都十分平静。他们去西方海底依次取剩下的六株鹤铃兰，中间不乏有人想要杀人夺宝，最后都被林清霄一剑反杀。 眨眼间，一个月过去了。今晚，他们一行三人赶到最后一个地点。林青霄斩杀了守护海兽，叶子楠出面当苦工，把贺灵兰从泥土里挖了出来。时间长了，叶子楠也习惯了自己的长工身份。他挖了灵药，把战场打扫干净，最后把盛着贺灵兰的玉盒递到洛寒手中。这已经是他们队伍的潜规则了。 林青霄负责武力和技术，叶子楠负责杂物，而洛寒负责管钱，只逼逼不干活那种。洛寒身周是由碧水珠辟出来的结界，他如同浮在一个泡泡中，随着波浪轻轻漂浮着。十株鹤铃兰，洛寒点了点数，心满意足的将玉盒放回储物空间中。太好了，一株不少，圆满收工。 洛寒说完后，微微迟疑：“我们把灵药都挖了，其他人一株都找不到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”叶子楠也极短暂的停顿了一下，犹豫道：“我觉得其实还行。”“那就这样吧。”洛寒立刻毫无心理负担的说：“人生哪能事事顺利呢？我们这是给他们传授宝贵的社会经验。出来寻宝，不可能轻易就找到的。” 等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后，会感谢我们的。叶子楠也连连应和。林青霄听着这两人装模作样就算了，居然还好意思放话是为了别人好，他心中无奈，好笑的看了洛寒一眼。叶子楠因为贡献有限，只分到两株，其他八株都由洛寒收着。然而，仅仅是两株鹤铃兰就足以让叶子楠欣喜若狂了。 叶子楠附和过后，十分诚挚地询问洛寒：“你们俩下次还探险吗？打算去哪个秘境？介意再带上我吗？”叶子楠活了十万八千年，今日终于明白躺赢是什么感觉了。林清霄强到变态，洛寒的运气也好到变态，任你再稀奇的天才地宝，洛寒说找就找到了。 和这样的队友混，别说战利品只能分到五分之一，就算只能分到十分之一，叶子楠也心甘情愿呢。他不想学习宝贵的社会经验，他只想跟着洛寒和林青霄，然后被带飞。洛寒听到叶子楠的话，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嗯，再说吧，以后的事还没定呢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会再叫你的。” 洛寒这话就是标准的客套，就和我们下次一起吃饭一样客套。然而叶子楠却当真了，他立刻以飞一般的速度拿出自己的通讯玉牌，打上自己的标志，然后迅速塞到洛寒手中。这是我的通讯符，无论上天入地，万里瞬息传讯。你们下次要探险，务必告诉我。洛寒拿起那块玉牌看了看，在上面看到了朱雀的花纹。 下面还有一行特殊的文字，想来是叶子楠的个人标志，也就是仙界版的二维码了。洛寒了然，把叶子楠的通讯玉牌放入储物空间，不慎走心的应道：“嗯，好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见。”叶子楠嘴唇动了动，其实他有点想要洛寒的通讯玉牌。 可是他看了安静处在一边的林青霄一眼，求生的本能阻止了他张嘴。叶子楠只能忍痛放弃，问：“秘境关闭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”我也不知道。洛寒也没了主意，他抬头，阳光没法穿入深海，唯有最表面的一层海水被光映亮。 此刻如一条光带般一晃一晃的笼罩在他们头顶，奇异又危险。洛寒说：“我不喜欢待在海底，我们先上去吧。碧云秘境物产丰富，接下来我们一边往出口走，一边随便挖些灵草，能挖到多少算多少。”叶子楠当然一口应下。林清霄护着洛寒，灵气光照排开层层海水，慢慢向光明之地驶去。 他们脱离海面后，才在陆地待了两天，秘境就开始晃动，显然秘境不稳，即将关闭。三人对视一眼，林清霄立即照出长剑，全速往边界飞去。林清霄全速飞行的速度相当可观，叶子楠也是鸟毒出身，飞行速度不俗，他们三人几乎是第一批脱离了秘境。出来后，他们没有停留，毫不减速往僻静处飞去。 秘境口不可久留，能活着从秘境里面出来的人身上都有宝物，最容易被人盯上。洛寒打开自己的天道外挂，清清楚楚地看到后面有人意图尾随他们，最后实在跟不上林清霄的速度，只能遗憾作罢，重新返回秘境出口守株待兔去了。洛寒嗤了一声，对林清霄说：“可以了，后面没人了。” 林青霄神识强大，他早就知道后面跟着人，是他故意甩脱这几人的。林青霄率先停下，叶子楠见状也停在云端，隔着涌动的流云跟两人拱手：“千里宴席终有一别，我在此和二位别过，多谢两位小友，若有下次，我还希望和你们做队友。”洛寒也道别：“这是自然，你路上小心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